行，进进进进进。行，五，七郎，事出突然，明日我就要与赵宗主他们赶赴青城山。为师布置的功课不可落下，还要每日跟随岳长老练功，你们能否做到？师尊放心，我们一定好好练功。我和七郎互相督促，师尊放心去吧。好。试剑大会，我准备带元直和叶雪两人过去，宗门就有劳师兄照看分内之事。 若能借此机会叫人看看陛下宗，咱们兴许就能收到弟子了。将。赵宗主，我们已经过了长安，进入汉中，可以走慢一些了。那便找个地方歇脚，急行一夜，马儿也需休息。也好，靠近青城山，江湖人也多了起来。燕宗主，可要继续通往？好，走 桌用早饭，哎，好嘞。娘子一行是连夜赶路了吧？阿泰，赶紧招呼贵客。哎，来了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客官您先用茶，早饭稍后就来。阿乔怎么不去赵世银和李青鱼那桌？是不忍见我形单影只，所以特地过来同坐一案吗？客人只会越来越多，你一人独坐。 到时候坐席不够，店家难免赶客。我只是不想给人添麻烦。店家有你这样的客人，真是三世修来的福气。这顿饭吃完，我要先走一步，不与你同路了。我以为你一路同行，为的就是去纯阳观，会一会天下前三的一匹尘。 一批臣什么时候会都行，看仇人反戈内讧倒大霉，却不是天天有的。是窦燕山。鱼饵撒出去够久了，如今已到收网的时候。这样热闹，本座怎能不亲自前去瞧一瞧？你如今已不同往日，没我在旁也能安全无虞。你先前曾告诉过我。 云拂一跟窦燕山面和心不和，早晚会反目。云拂一在六合帮内的势力还不够强大，所以不得不借助皇家及其背后的突厥势力。不错，你能及时得知他们的一举一动，想必也在其中推波助澜了吧？ <laughs> 我叫阿乔，就是聪明啊。窦燕山是个城府、疑心都很重的人，轻易不会让不信任的人近身。 正因为他的谨慎，六合帮这些年才能一步步做大，称霸大江南北水流运输。你猜我是如何突破重围，在里头布下暗线的？我猜不出。其实很简单，窦燕山谨慎，但他身边的人就未必了。他有一名贴身侍从，精明强干，跟了他八年。 这侍从有一名心爱女子，那女子的家人好赌，屡屡找他索要钱财。我让边延梅派人帮他解决难题，并做了一件事：通过他去控制窦燕山的侍从。 <laughs> 阿乔，你太天真了，那样的人如何能轻易控制？是边延梅的人伪造身份。 假作他们家多年不见的远房堂兄，这人一出现便帮了他家大忙，既博得女子的好感，又得了他家人的信任。这也太曲折了。你不要小看这一层亲戚关系，若是毫不相干的外人，他们凭什么相信？多一层身份，对方就少一层戒心。很快，女子便将这位堂兄介绍给了窦燕山的侍从。 照你方才说的，那侍从精明强干，这位堂兄又要如何博取他的信任？诱之以利。那侍从跟着窦燕山，必然看过许多骄奢淫逸的大场面，可这些都与他无关，他依旧只是一名侍从。你觉得他能甘心吗？这是女子的堂兄给他一条赚钱的门路。 你觉得他会不会伸手接住？所以你特地选了一个精明的人，而非一个老实巴交的人，因为他有野心，不愿甘于现状。老实人也有老实人的弱点，这世上哪里有完美无缺的人呢？说的是，你当日若非自视过高，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，也不至于后来被广陵散和窦燕山等人有机可乘。 <laughs> 你错了，那是我过去的弱点，而非现在的。可笑，现在的弱点，是脸皮比泰山的石头还要厚吧？那是优点，不是弱点。本座现在的弱点，是你呀。晋江文学城，梦溪石原著。 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十集。 天宗主，有些把戏玩一次也就生腻了，何必再玩？一个人再傻，总不可能连着跌入同一条河流吧？还记得我上回与你讲的那个故事吗？是你说的，“千金难买心头好”。掌柜的，那边明明还有两个空位置，你怎么就说客满了？ 那个大嗓门，我见过，是桃花坞的人。自打桃花坞被并入合欢宗，门下之人走的走，死的死，剩下的都是些趾高气扬、打着合欢宗旗号胡作非为的。难怪这般嚣张，狗仗人势啊！嘘，他们武功也不赖，上回连天山玉剑子都折在那个大嗓门手里呢。天山玉剑子可称得上二流高手了。那大嗓门是原来桃花坞坞主的弟弟。 外号断流刀，断流刀而得名，原来是他。哼，我不管，这道士的桌子就空得很，我现在就要坐。哼，放肆！袁白，叶雪，掌柜的，方才我给天字第六号桌点的羊肉包，你怎么还未送过去？幻月宗燕宗主和沈乔沈道长都久等了。原是沈乔啊！ 杀了幻宗两大长老，那个沈乔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幻月宗也来了，爹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这次就饶过他吧。大大哥，燕宗主，舍弟年幼无知，莽撞失礼，得罪之处还请见谅啊。年幼无知。 本座看他长得五大三粗，莫不是心智有缺，脑子有毛病？你说谁？二弟，住嘴！不错，舍弟心智的确有些问题。燕宗主大人有大量，不要与他一般见识。既然心智有问题，就该好好在家待着，没事出来乱闯，到处替你这个当兄长的得罪人，想必你也累得慌。 <laughs> 燕宗主说的是，在下回去便教训他，令他好好反省，绝不让他再跑出来。德明，赶紧跟大哥回去，我们走。是。你方才弹出去的杯子，有块崩裂的小瓷片，正好打中他一处穴道。那位置极刁钻，他们自己怕是解不了的，说不定还得回头找你。 他们不会来找我的，只会去找合欢宗哭诉，倒省了我功夫。 沈道兄，燕宗主这是去哪儿了？不与我们同上青城山吗？他另外有事要办，就不同路了。啊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请排好队伍，先在我这里登记门派来历。我们纯阳观会有专人接引诸位上山参加这界大会的。赵师兄，哎，李师弟，你回来了。是，师尊可在山上？啊，在的。临川学宫和会稽王家都来了人，观主正亲自招待呢。 李师弟，不知这几位是何来历，还请报个门派，也好让我入册。职责所在，体谅一下。呃，这是师尊让我带来的客人。这位是碧霞宗赵宗主，身后两位是他的弟子。贫道沈桥，乡野道人。敢问，可是玄都山的沈道长？不错。 <laughs> 原来是沈道长，在下失敬。我这就让人先行一步，上去禀报师尊。 <laughs> 赵师兄，我带沈道长他们上山便可。啊，李师弟不知，师尊早有交代，要亲自迎接沈道长与赵宗主。诸位请进，多谢，有劳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那几人这就进去了？哼，我们在这里等了许久，原来是没熟人呢，连先来后到的规矩也不懂。纯阳观还办什么世界大会啊？就是啊。 几位仁兄误会了，纯阳观出借场地给琉璃宫举办试剑大会，我们也只是帮忙维持秩序而已。诸位既然来到青城山，自是要遵守青城山的规矩。嗯，至于方才进去的，一位是玄都山沈桥沈道长，一位是碧霞宗赵宗主，还有一位是本门师弟李青鱼。李师弟奉师命去请贵客上门，诸位若有不满。 不妨等见了我师尊的面，再与他老人家细说。李青云啊，赵世英出关了，石桥，就是那个杀关爷的。魂打倒绿海。谁说的？出关的那个沈乔？杀菊儿姐来了。是啊。天哪！诸位远道而来，必冠蓬荜生辉呀。 <laughs> 易观主亲自相迎，贫道惶恐。啊，逢此盛会，多谢易观主相邀才是。啊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临川学宫的展公子，还有会稽王家的三公子。沈道长，许久不见。赵宗主，幸会。碧霞宗遭遇变故，贫道无法及时相助，如今想来犹有遗憾，还请赵宗主勿怪。 易观主客气了。碧霞宗之难全由内部而起，如今已侥幸渡过难关，只是门中弟子凋零，大不如前了。啊，赵宗主不必多虑。你看，这两位弟子就不错，若肯苦练，定能成就大器。嗯，敢问易观主，此番事件大会？ 还有别的门派前来参加吗？前来参加的门派有许多，不知王三公子是想寻人，还是想拜师？啊？哼，易观主真会开玩笑。我王家武学经典数之不尽，自己尚且练不过来，哪里还有空去拜师？倒是其他门派宗主前来赴会的话，劳烦引荐一二，让我结识结识。其他门派的来客也有。 都各自安置了，有些还在山下。王三公子若想拜见，等会儿让本观弟子带路便是。啊，诸位的居所都被安排在一起，并无贵贱之分。听说上回世剑大会群雄毕至，精英荟萃，后来的天下十大高手来了五六位之多。难道如今才刚过九年，世剑大会的影响力已经衰弱至此了？ <laughs> 嗯，这位娘子面露嘲讽，可是对我的话有异议？不敢，方才只是看见了一只猴子。自小生在山中，城市里看见的就是自己头顶的那片天，还以为那座山就是整个天下了呢。哼，你倒是生的伶牙俐齿，只盼身手也能伶俐些，免得哪天因为胡言乱语得罪人而一命呜呼。 继续。赵宗主。啊？看来易观主并未偏心，王三公子的茶水与我们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，王三公子为何如此热情，非要我们也尝一尝你的茶水呢？沈道长方才，他是用内力。 在自己的杯子与王三郎的杯子碰撞时，将本该洒落的茶水悉数引入自己杯中，确保两杯子不碎，原路返回。沈道长这一手，非有深厚的内功与技巧不能做到啊！多谢赐教。今日一路奔波，想来诸位都很劳累了。贫道这便让人引诸位去歇息，如何？嗯，也好。 那就有劳易观主了。东边是纯阳观弟子们住的地方啊，南边是客人的住所。方才易观主好像有话要说，只是被王家兄弟打断了。确实如此。 依你看，他会不会是想与我们商议结盟之事？若是的话，赵宗主准备如何答复？现在合欢宗与佛门势大，结盟不失为一种办法。如今，佛门有雪庭发扬光大，儒门又有灵川学宫，唯独道门犹如一盘散沙。我看易观主雄心勃勃，行事大气，若道门能在他手中一统。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嗯，其实论武功、人品，沈道长未必比易观主差。若你肯振臂一呼，我定二话不说，率领碧霞宗弟子投奔。 <laughs> 我现在连个立足的门派都没有，你们若要投奔，我又要如何收留？这天底下能够像沈道长一样，为了承诺不惜千里的人又有几个？非但我碧霞宗承蒙你的恩泽。 但凡与你交往过的人，谁敢说没受过你的恩惠？便连燕宗主，他那样一个正邪不分、行事由心的人，不也唯独对你另眼相看吗？这份另眼相看，只怕是出于戏谑玩弄之心吧？ <laughs> 我看未必。沈道长、赵宗主，两位师弟师妹。 这里就是下榻的地方，屋子相邻，方便联络。多谢师兄带路。先各自回屋洗漱吧，好好准备明日的试剑大会。是，宗主。哎，沈道长，祭地一叙。展狼君，里面请。 说来惭愧，本来看见道长，我心里很是高兴，还想与你促膝长谈、揣摩画计，可惜师命在身，得连夜赶回去，只能过来辞别了。这么急？事鉴大会不是明日才开始吗？哎，正因如此，所以才要今日回去。明日少不了一番腥风血雨，届时纯阳观将自身难保。君子不立危墙之下，我委实不愿看沈道长。 被卷入其中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纯阳观这半年庇护了许多来投靠的门派，与合欢宗、佛门已有三足鼎立之势。临川学宫据守南方，如果易观主愿意临川学宫为首，儒门与道门联合，将能极大遏制合欢宗与佛门的崛起。师尊派我来，也是投石问路的意思。易观主，想必不肯接受。不错。 易观主听出我的来意后，便婉拒了。想来我师尊早已料到这个结局，所以此行只派了我前来，而非让我师弟或其他人出马。倘若不能结盟，儒门也就不参与这次的事件大会了。其实，既然有共同的目标，谁主谁负又有何妨？ <laughs> 不是谁都像沈道长这样不在意身外虚名的。 如今玄都山已成突厥人羽翼，纯阳观自然可以撑起道门门户，而临川学宫又是儒门之首，儒道相异，龙凤相争，谁又甘当绿叶陪衬？没了儒门残与，世界大会必会失色不少。易观主要结盟对抗合欢宗与佛门，并非秘密。世界大会只怕平地生波。沈道长虽然是道门中人。 但与纯阳观无甚交情，何不与我一同前往临川学宫做客？师弟谢香对您推崇备至，见了您必定欣喜不已。多谢展兄好意，不过贫道还是得留下来。为何？道门修齐相关，此非纯阳观一门之祸。若纯阳观被合欢宗吞并，其他门派的灾难也不远矣。更何况，我已答应了碧霞宗。 要在世界大会上助他们一臂之力。啊，如此便无法了。不过，易观主促成联盟之愿，只怕要落空。纯阳观如今蒸蒸日上，规模威望都不逊于玄都山。照理说，应该有不少人愿意才是。虽则如此，但人心各异。且不说我，沈道长看王家三郎，易观主将他请到正殿之中。 不无拉拢之意，可他口口声声只为试剑大会而来，显然只肯作弊上官，不愿卷入漩涡。结盟二字，谈何容易？经过今日，易观主也该心中有数了。总之，望道长心中警惕，也愿这试剑大会能平安举行吧。日 <laughs> 后若有机会，沈道长定要来临川学宫做客，让我作画一幅。 这是自然。沈道长在吗？有几个门派托我送名帖过来，想要拜见您。见我？ <laughs> 沈道长的事迹早已传遍江湖，他们得知你来了，哪能不拜见啊？天色已晚，劳烦道友回复诸位，等明日再续吧。那我先告辞了。 <laughs> 道长这一下可有的忙了。 你在第几场跟谁打？我在第一轮，对手是飞仙门的人。听说他们骂我，可咋了？变成九阳怪袭，哎，这我这手没耍点。三山两人，听说林灵真公宫来了又走了。天台太热了。哎，袁白他们呢？哦，已去领号牌，若无意外，会安排在第一轮。赵宗主清楚比武的规矩吗？能否说与我听？自然可以。 昨日纯阳观弟子已记下个人的姓名、门派，琉璃宫会参考每个人在江湖上的武功战绩，将能力相当的人安排进同一场次进行比试。若无意下场，提前知会他们一声便可。不过像我们这样的，除非自己想要下场，一般不会被排入其中。每个人在江湖上的武功战绩，连本人也未必清楚。琉璃宫离群所居，又如何得知？ 我也有此疑问，想必这也是他们举办事件大会的目的。而且以李青鱼的资质，今日定能拔得头筹。届时，易观主再提出结盟之事，就能事半功倍了。嗯，的确。哎，易观主来了。 身旁的紫衣女子是谁啊？多谢诸位拨冗前来赴会，试剑大会十年一度，此番琉璃宫借闭关为场，纯阳观亦深感荣幸，还盼诸位以武会友，点到即止，勿要伤了和气。这位是琉璃宫元子潇，元娘子。 这就是琉璃宫的人，是个男人。他来，凭什么？这谁都能排吧？他有不人之错。玉观主，世剑大会十年一办，其武功排名，江湖中人无不翘首以待。如今非但提前举行，还只派了一名女子来，这是看不起我们，还是看不起您呢？是啊，难不成琉璃宫畏惧合欢宗与佛门，随便这样糊弄我们？ 那这个世界大会还有何意义可言？是啊，不如回家睡觉罢了。看不起人啊！不起人啊！这是。你叫魏高飞，出身飞仙门，擅长刀法，一套道虚天里练得炉火纯青。不错，那又如何？但你的刀法里有一个致命缺点，让你无论如何无法发挥到极致。这就是你上次与龙门派戚薇交手时输给他的原因。你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 道虚天这套刀法要求快很准，但你手腕不够灵活，速度跟不上，所以始终没法融为一体。呃，敢问可有解决的法子？有，既然你受身体所限，又何必一条路走到黑？不如换你门派中另外一套玄光刀法，以慢稳为主，举重若轻。以你的资质，不难达到大成境界。 若青，多谢指点，大恩不言谢，来日定当回报。师兄，师兄，怎么就走了？这女子果然厉害，琉璃宫名不虚传。想必他们也知道我碧霞宗的武功缺陷。天下万物阴阳两面，有利便有弊。再高明的武功也会有破绽。她能一语道破，的确厉害。 但知道破绽，也不一定有机会朝破绽下手。而且武功越高，弱点就越少。只要能不断提升自己的武功，境界圆融无碍，旁人自然无机可乘。此为宗师大家之言，我不如也。既然诸位没有异议，试剑大会正式开始。 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山低点闲雨中，有心与我肩上花零落。与你相撞花万千星风，同行好。 纷纷都来此停留，是你踏叶而过，赠我刀锋，换痴热解梦，生死情，封锁。不问春春滴滴谢云中，流星与我肩上花零落，与你相撞。花。 一晨作为世件大会的东道主，又是纯阳观掌门，有些事不能轻易去走。沈乔既然去了，以他的性子，断不会冷眼旁观。师尊是怕沈乔一时冲动，又敌不过在场众多高手，想要弟子拦住他。假如沈乔不出手，那便是放任合欢宗破坏世剑大会。啊，所以沈乔可以出手，但不能让他输。 那赢到最后不就成了武林盟主了？总之，你去趟纯阳观，必要时帮沈乔挡掉一些麻烦。是师尊。听说有些人觉得合欢宗太过霸道，想要联合起来对付我们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？袁宗主这话问的很是心虚。哼，沈道长好胆量。敢问阁下是幻月宗何人？在下玉生烟，别来无恙啊。 师弟。